ท้ายนะที่เราจะพบกันในช่วงคอร์สนี้ แต่อย่างที่หลวงพ่อบอกเนาะไม่ใช่การปฏิบัติวันสุดท้ายของเรา ช่วงนี้ก็เป็นช่วงที่เราจะสดชื่นกัน เบิกบานกันดีเนาะ ดูรูปถ่าย พวกเราทุกคนสดชื่นเบิกบานกันเราใช้ขั้นตอนอย่างนี้เลย 都在看自己的照片，每个人都笑得头上起黑。嗯，现在这个时间，让大家嗯放松，嗯轻松的嗯来讲一讲自己的体会。嗯，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พียงแค่เจ็ดแปดวันนะก็จะพบกับตัวเองจะมี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เกิดขึ้น。嗯，七天，嗯。 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变化？เวลาไหนให้เราทุกข์ใจให้เราลองเอารูปถ่ายที่เราถ่ายร่วมกันนี้มาดูแล้วก็คิดถึงสติรู้สึกตัวจะได้หาย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กข์ได้。不管是什么时候，如果你的心情突然变得不好，你就可以把这张照片。 然后出来看一看，然后就可以像现在一样笑得那么开心了。那，然后我们就会得，拉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ใน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จ็ดแปดวันนี้ให้แก่เพื่อนได้ฟังกัน。那么，下面就是心得分享的时间，那大家就把自己的心得都讲给大家听一听。 แต่ไม่ต้องเล่าแบบละเอียดทุกขั้นตอนนะ 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เราแบบนั้นทั้งคืนก็คงไม่หมดได้ม大概的讲一讲，不用太细。如果太细的话，可能到今天晚上天黑了也讲不完。เอาสรุปสรุปนะเอาสรุปสรุปที่เราได้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จะเป็นคนใหม่ก็ดีคนเก่าก็ดีปฏิบัติแล้วได้เจออารมณ์ความรู้สึกยังไงบ้าง 大概的讲一讲，啊，让大家都能分享你的呃体会和快乐，嗯。那有问题可以问，有疑问可以问，啊，那么不光是嗯心得分享，啊，如果有些有问题也可以提，啊，那我就来给您。 เย็นส้มหรือว่าคุณดีทงเป็นคนดำเนินรายการเนาะจัดการให้ใครพูดยังไง 下我个人的性格吧，就是我这个七天来，我觉得这个房非常的舒适。 这一切都吧。 或者呢？只有靠这个，只有有这种智慧跟这个定义这种专业的同时，才可以把我们的身子根个这这个大骨砍断。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非常的出色。 这个法门，我前四五年也学过，嗯，不过我想，这是本来我想来，参访一些善知识，没想到在这个张法师，在这个三位大师这个面前，啊，又重复出现了。所以我感觉到，我们大家的这个善根非常的深厚，能够这个这样的缘分就遇到了。我在西藏那边的时候是非常苦的时候才碰到的这个法门。 所以我们应该非常的珍惜吧。这是我的一点心得，供养大家，谢谢。 上。 钟老师及其其他的几位法工，为了这次洞中禅禅修学习。 深深的向你们感恩，谢谢。还要感恩十方施主馈赠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粮，感恩张华寺道场的一草一木，让我们从中是是张华寺道场的一草一木。 庄严了整个的法界，让我们从中学到的话、看到的话，并且体悟到的话，在这里我深深的感恩。下面我谈一下我个人的修心体会。通过七天洞中禅的禅修学习，我感触最深的是“听话”两个字，因为听话。 虽然现在我们是没有正念，但是听师父的话，我觉得你的正念就在你的心中。在七天的禅修中，我自己的身心一天一个变化，从开始的出现的昏沉。 烦躁、乏味，一直到第三天，康肯长老开始呃，小餐时候讲的要轻松的去去体去做动作。从那一刻，我突然好像来了灵感，嗯，觉得这个动作，呃，这个动中禅，尤其是手部动作，不再是简单的重复，而且它有一种生命在里边。 更像是一种舞蹈艺术。从那一刻起，我对在做动中产手术动作的时候，是一种心里充满法喜，不再是烦躁不安和厌烦的情绪。第四天的时候，就出现了身体出现了轻安。打坐的时候，嗯，我想做两。 时甚至两个半小时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紧接着第四天在进行的时候，一进行就出现昏沉，为了对治昏沉，我也是听师傅的话，中午不休息，没有没有休息片刻。 到了第五天，还是昏沉没有消失，但是还是继续练习。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就在课程即将结束时候，奇迹出现了，昏沉现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走路的轻快，而且我有我我的这个因为长期坐办公室嘛，呃腰不好，在那一刻起，我我感觉我的腰呢也轻松了许多。 这都是学习东中禅七天来给我的体会。我希望和大家共勉，在今后，在今后的修行路上，我们大家共同前进，共同勉励，早成正果，弘扬正法，普度众生，续国慧命。最后，我真诚的祝愿。 ตอบทีหลังนะเดี๋ยวลวกตอบทีหลังเดี๋ยวลวกตอบทีเดียวได้ไหมถามมาเลย คุยพูดกันจะตอบที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จดไว้เดี๋ยวตอบทีหลัง这เ这个倒贴心，这这这个接呢也是也是协同。 决心圆满以后。 อบอไรนะ้อตออบกได้นะปฏิเป็นทาง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ท่านบอกเป็นทางสายเอก สายเอกก็คือทางเส้นเดียวที่จะถึงความพ้นทุกข์หาพ้นทุกข์แล้วก็สติปัฏฐาที่เรายกมือ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มันมีครบทั้งกายเวทนา จิตธรรม มีครบทั้งหมดแหละ ไม่ได้รู้สึกแต่กายอย่างเดียว มันรู้สึกถึงเวทนาสุขทุกข์เฉยๆรู้สึกถึงจิตใจที่จิตใจฟุ้งซ่านบ้างจิตใจสงบบ้างจิตใจมีโรคปวรหลงบ้าง四念住是唯一一条可以灭苦的路。四念住是唯一一条可以灭苦的路。ธรรมะนะเราที่จริงเราก็เจอทุกคนนะที่จริงความง่วงนอนเนี่ยก็เป็น ธรรมารมนะ เป็นขั้นธรรมารมเลยนะ ความง่วงนอนก็ดี ความฟุ้งซ่านก็ดี ความคิดไปทางที่ชอบก็ดีทางไม่ชอบก็ดี เป็นธรรมารมทั้งนั้นคือสถามดูจิตถูกหรือเปล่าใช่นี่จะ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การความง่วงก็เป็นธรรมารมซึ่งเกิดขึ้นเป็นขั้นดูตรงนั้นพ้นเฉิน 也是我们一个所缘，也是修行过程中的一个现象。我跟大家说，我们见到了四圣谛，见到了四圣谛，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去理解它，不需要去理解它，我们只需要知道它是什么。其实我们在练习共禅的过程中，这个身受。 心法是同时啊，同时都出现的，是同时出现的。但是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我们只是活在当下，啊，只是觉知，啊，不断的觉知，啊，所以说应该不用去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啊，我们是在修心念住还是修身念住？ 是修法念珠，还是修啊？这些对。萨萨蒂摩尼波尼耶耶，但凡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子，诸佛佛佛佛佛 คือเป็นเป็นก็เป็นโดยความไม่ยึดถือแต่ว่าไม่เป็นก็ไ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ไม่เพราะมันไม่มีตัวตนที่จะไปยึดถือ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ก็ดีเป็น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ก็ดี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ไม่เคยยึดว่าเองเป็นแบบนั้น就是成佛了也不要，就是成佛了，就是悟道了，也不要执着成佛或者执着悟道。因为我们在修的过程中，就是要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เมือนที่ท่านเวลาบอกว่า กระจกเงาก็ไม่มี，就就像慧能大师讲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都没本来就没有什么，就好好的觉知当下就对了。 贪心一出现，马上觉知，马上觉知你的贪心来了；觉知你的嗔心来了；觉知你的痴心来了。你一觉知到，你就马上回到轻松的回到你当下动作上，问题就解决。 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จะมีเกมหนึ่งที่เรียกว่าเก้าอี้ดนตรีนะสมมติคนเหลือสองคนสุดท้ายเนี่ยมันมีเก้าอี้อยู่ตัวหนึ่งสองคนนี้ก็จะแยกกันนั่งเก้าอี้ถ้าความโลภกับความมันจะว่า ความโลภกับความรู้ ถ้า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ข้ามานั่งแทนมานั่งอยู่ ถ้าความรู้เข้ามานั่งแทน 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นั่งไม่ได้ ถ้าความรู้ลุกออกไป 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เข้ามาแทนก็เป็นแบบนั้นจิตเราก็เป็นแบบนั้นช就像嗯 玩那个抢椅子的游戏，抢椅子的游戏，放音乐，然后大家就围着椅子走，音乐一停，赶紧抢，看谁先能坐下。就像我们的贪、贪、嗔、痴和觉醒，啊，都在抢椅子。啊， <laughs> 不是贪坐下去，就是嗔坐下去。那么音乐又放，大家又走，然后下一次又是吃坐下去。啊，那么当你一念决心坐下去。 他就是懂得放松แต่สุดท้ายนี้เก้าอี้ตรงนก็หายไปนะไม่มีการไปยึดถือว่านี่คือจิตของ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ไม่มีเก้าอี้แล้ว对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到最后连椅子都没有了。 票。 我很感恩这个呃张张延松老师和雷雷德军两夫妇，把这么好的一个宝门，这个引到张华师这边引进来。这个还有呃安肯长老，这么大年纪了，身体不好，呃两位师傅不远万里也来这个传经送宝，到这边来为我们这个。 传授这么好的一个法门，我原来就在这个大华寺这边也学习这个解脱道的禅修班学习。那我们也有学这个活在当下，觉知活在当下，但是呢，就是说我们知道活在当下，但是很多具体的怎么个活在当下？ 这个怎么不去觉知每个当下的这个怎么个具体很多细节我们还搞不清楚，有时候只知道笼统的知道活在当下。通过这一次的很多这些呃这个师兄啊，呃提的问题，还有这个师父在耐心的解答，还有刚刚长老们这个。 看看长老的回答问题，开始通过呃大家的提问和法师长老的开示，让我知道了很多活在当下怎么个活在当下，就是说很多细节方面怎么去觉知啊，这个行住坐卧，呃，仰卧起坐，这个这些各个细节的方面，就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怎么去觉知。 啊，让我更清楚了。所以说，呃，原来我们虽然知道活在当下，但是经常还是真正的觉性，一天到晚这个觉性，真正活在当下的时间是很少，就是大部分还是在迷。那这几天呢，通过这个洞中禅学习呢，我感觉，呃，这几天我就大部分时间好像都能够活在觉知，能够真正活在当下。 就是每一天，好像我不管干什么事情，我就能够提起这个正念嘛，啊，所以说，我感觉这个学了这个，我就让我知道了更详细的一些这个这个具体的一些操作过程，让我更清楚了。但 <laughs> 是我现在，呃，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说觉性，真正的觉性，也就是说佛性嘛，啊，应该是无为的。 那我们现在还是用一个有为法，应该是说，因为还是说一步步再去觉知，再去知道，再去关照。第一个，呃，我我去知道，还有，呃，一个是就是，呃，我觉知，还有一个我觉知，还有被觉知的这个动作。 说还是一个有为法这个的这个阶段，他说，我是想问一下，就怎么从这个有为能够然后切入到这个无为的？这个决心应该是最真正的，到最后的这个决心应该是无为。 ก็ไม่ใหม่นะมันอาจจะเริ่มรู้สึกว่าตัวเราเป็นผู้รู้อยู่นะก็ไม่เป็นไรแต่ให้ค่อยให้มันรู้แบบบางๆ嗯，那我们刚开始呃学习新学员一定是这样的，啊一定是这样的，是呃你在觉知啊那么就是说不用急慢慢来随着你的觉性的提高。

学习强大以后，啊，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答案。我所以呢，就说我现在呢，嗯，今年七十岁，我当了我很高兴，我感觉我们开国。 爱国的师傅，感谢我们爱国的战士，感谢我们所有的同学啊！党。 第二的话，那在那一次，我体会到两位当时的师兄说的那个对这个手势，这个这个传输方法带了两种很深的体会，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第一的话，他这个，因为我觉，我觉得我这辈子对我还是挺好的一个人啊，很亲近的。可是我那次做手势的时候，做以后发现，他那个手势会滚念头，就是把我自己那个念头排山倒海的。 很多非常不好的念头，我在不好意思被吓坏了。我当时就想到那个一个阿罗汉的故事，他在打打坐的时候，发现自己哇原来是这么大，然后赶快去修，然后修修出那个修成阿罗汉的解脱。那但是我是这个时候我就吓坏了，我说我怎么会这么多念头？我是挺好的一个人，我后我么会非常不好念头？包括现在也是，每做手术都发现这会有一些很不好的念头。 这个是想是非常非常这个手是这个手势，因为当的我觉得非很奇特。第二的话，还有这个魏师兄，就是严师兄在说的啊，严老师在说的，一个体会，就是他一个手势，一画过去，他会断念。哎，我觉得很奇怪，那么念头那么多，他一个手势画过去断念，所以这个很奇特。因为其实到最后呢，佛法修行要做到一念不生，所以这个这个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了。 嗯，所以的话，后来因为这两，那回去整个人心理上，心理上感觉也好了很多。原来我素质非常非常，所以我二天回去，后，像好了非常多。那后来我就很有信心，后来又参加了一次团期，那是第二次团期。现在次团期呢，那一次的话，呃，那就很刻苦的练了。练了以后，因为我当时听那介绍说啊，当时的于师傅接那个老师介绍说，他那个练到。 一定肯定呢，我能找到一个自动带你做，啊，在自动带你做手势的一个东西，诉他他是这样说，有点像自动除草机，那我就很想找到那个，因为找到那个的话，在生活中就可以帮我自动的锻炼，或者说我不要那么刻意的去感觉，能非常好的就是慢慢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当时通过最后一天那个，呃。 但是在在过程中，曾经有体会过一刻，就说哎，确实有些东西自动，大概一儿就不见了，非常的懊恼，一直想找回来。但你有一种心里想去特意追求的时候，发现那个就是找不回来了。那在后最后面，在最后一天晚上呢，那个刚好那天比较进入状态，就打了个不倒单，那真的是找到那个能帮你自动，呃，出场的那个那那那个出场地，就是那只猫。 啊，你平常那个猫养大以后，它说自动帮你抓老鼠。那那个东西，我当时的体会是，确实那个东西是像，呃，《心经》上说的“无色身香味，无眼界”。所以我觉得，哎，那个东西，应肯定不是般若，但应该是，我不知道怎么理，肯定是般若的一种体现。啊，但是我没有体会到那个般若是什么，因为当时自己也没有证悟到般若是。什么。 哈哈，可能理论上到，但实际上最后是两码事嘛，对吧？所以我在想，那个东西，那应该是这个手势呢，就相当于法师说的，它是一个桥，我们顺着这个走，就那里找，可以找到那个非常微妙难行的虚空，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会。所以这一次一听到有禅期，我就马上就来了。但是，更是因为我个人静的效果能做得很好，所以呢，哈，嗯。 有一些有一些进步，但是进步不太大。所以我体会是说，长期过程中的进步对一个人的进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个影响不是一点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在下这个禅修，包括我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那个那个那个，我觉得那个在就是说这个功效上的差别是不是一般的差别，是非常大。长期是必须是精进的。 เองมีมีความคิดทางไม่ดีนะเห็นที่ครั้งนี้หรือว่าเห็นทางใดครั้งก่อนครั้งก่อนขเข้ามาสามครั้งตอนนี้หนึ่งก็อาการที่พอเราปฏิบัติทำไปแต่ก่อนนะาสายคนเห็นก็เลยเป็นคนดี เป็นคน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ก็แล้วแต่ พอยิ่งปฏิบัติทำไปมั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ทางไม่ดี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เกิดขึ้นนะ 比较嗯嗯，师父说，嗯，刚才你说在曾经在禅修过程中发现，嗯，自己有很多念头，是很可怕的念头。其实自己平常好像没有过那样的念头，对吗？啊嗯，师以说，在修行过程中能看到这些的人，是说明是你的用功的结果，是一件好事，非常好的一件事。嗯。 บางทีเห็นความดีเนี่ยมันยิ่งอยากจะไปยึด ถ้าเห็นความไม่ดีเนี่ย มันอยากจะผลักไสใช่ไหมอืมเ那么อ们อ一个人坐在这儿看自己的时候嗯就发现了自己的很多心念嗯好的东西我们就想执着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想把它赶走对吗แต่ถ้าเราไม่ค่อยฝึกไปเรื่อยเราจะเห็น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ๆเห็นมิตรมิตรมิตรกรมิตรเทียม คล้ายๆเรามีเพื่อนคนคบกันมาเราก็ยึดถือว่าเขาเป็นตัวดีเป็นคนดีพอเราก็ไปเรื่อยเราเริ่มเห็นท่าแท้เห็นนิสัยไม่ดีของเขาเห็นความไม่เที่ยงของเขาเห็นความไม่รู้เขาเห็นอาการหลอกลวงของเขาเนี่ยเราก็จะรู้จักเขามากขึ้นแล้วก็เลิกคบกับเขาได้那么，嗯，我们慢慢的练习，就都会发现，每天你坐在这儿做手部动作或者进行的时候，你发现这个人 就在修行的这个人，其实就是自己，就像一个自己的朋友一样。嗯，一会儿你看到他好的，一会儿你看到他的缺点，啊，每天就这样不停的看到他的好的，然后又看到他的缺点。那当心，嗯，那么发现自己的呃所有的心念都是无常的。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开心，一会儿伤心，啊，都不要去执着。那到第八、第八堂，就就哈达法很慢，那么就，哈达越越哈达越越慢。师嗯，给你的意见是，在修的过程中，不要希望达到一个什么啊目标，不要希望得到一个什么结果。 那么每一位学员都应该是这样的啊。ทำไป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ทำงานอ่ะเราทำงานไปวันที่หนึ่งวันที่สองของเดือนนะเงนเดือนยังไม่ออกนะถ้าเราไปคิดถึงว่าเมื่อไหร่จะได้ค่าตอบแทนเมื่อไหร่จะได้ผลลัพธ์นี่เราทำงานไปเราทุกไปยังไงเราจะ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ต่ตอนที่เงินเดือนออกเนี่ยไม่ไม่ดีนะถ้าเร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นขณะที่ทำทุกวันเนี่ย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ขที่เราอิ่มเอิบได้ทุกวัน就像我们嗯在工作 一般，嗯，去工作的人都是为了工资、薪水，嗯，所以一号和二号的时候，大家的心情都不怎么样，因为离三十号或者下个月一号拿薪水还有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好容易熬到了三十号，嗯，三十号拿到了薪水，又是一号了，嗯，又是一号了，还要又要再等三十天，嗯，所以。 修行就是这样的，大家应该看清楚自己，啊，自己的每一个信念，然后不要执着，放下它，轻轻松松的去觉知，不要有抱任何的希望，啊，嗯，把一切的想达到的什么目标啊、目的啊都放下，只是轻轻松松的去觉知，啊，保持觉性，提高觉性就好。 也好，通过这个学习多生身的觉知啊，啊，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从普通女，变成了普通人一样，很开心。 然后那个，呃，就联想到，联想到那个，呃，《射雕英雄传》里面。 Cheers. มีมีมีพระเอกคนหนึ่งมีร้ายอย่าเอาโลกอย่าเอาชื่อเสียงอย่าได้ลาบยศสรรเสริแล้วก็ยิังยืดมั่นถือมั่นสุดท้ายคนที่ตายเขาเลยเข้าใจว่า一开始呢，因为有那个郭靖就喜欢他了，然后一把他抓住不放，也是因为郭靖的这个。所以我觉得，เราไม่ควรมายึดแต่ยึดแล้วมันจะตายแบบนี้ 我们这个是这个打杀和烦恼妄念的这个这个决定的因素这也是需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去行使它，就像这个萨呵赫的这种心态。我再一个，就想问师父一个问题。 我一开始接触佛学的时候，因为是这个佛学的好多这个道理啊，讲的讲的讲的特别的能够深入人心，能够解剖你的好多这个心理问题，然后就就就进来了，就感觉很好。嗯，后来呢，那个别地方就推荐我让我看经书，这个《法华经》啊。 无招胜有招，然后当时一听这句话，就感觉特别有道理。那个无招胜有招有道理。但是后来又过了几天啊，在生活当中，还是拿着这个感觉有道理的无招胜有招去生活，去去运用佛法，就觉得什么乱七八糟，这个无招怎么能胜有招呢？ <laughs> 不行，还是没道理。那现在呢，搞得我是。 觉得也有道理还是又没又没什么道理，所以请问师傅，你觉得这个无招胜有招是有道理呢，还是没道理？两 <laughs> 边 圣母教，好像就这意思，就是无为好像没有，是鬼，个就是无的东西胜过有声的东西，就是，是说它不一不变，一不以不变，应万变。就是你那变化是遭不的，但是它不变是最厉害的，变化是最不的，就是这个意思。 哦，好。 那么通过你这个学呢是要求不要你做什么什么都不要做，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像也不是，他就是说，是。我刚开始学播法的时候吧，然后然后别人就给我介绍说，我我我得东西嘛，对对对，看情节看懂心机的是吧？就是这个意思，说的傻傻的胜过有心机的。啊，他说是好像是不用思维胜过有用思维。 是这个意思吗？好像差不多吧。就是好像差不多一开始觉得很有道理，一思维就没有了。开始觉得有道理，后来又觉得没道理。有人觉得有道理，没道理，有提问。思维是最好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为胜过思维。我来来不呀。嗯，不看，

ในหนังจีนเนาะ มันเป็นกำกำลังที่ฝึกฝึกทางกาย ให้มีความแข็งแรง มีความเก่งทางกาย这个武术嗯是身体上的练习对身体上的练习让这个身体健康แต่เราฝึกเราฝึกยกมือเนี่ยเราไม่ได้ฝึกที่กำลังกำลังกายกำลังภายนอก แต่เราฝึกให้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ข้มแข็ง ให้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 มีภูมิต้านทาน 乐开一点点，快乐多。我们我们学习动工程嘛，嗯，不光是身体健康，而且心理健康，而且这个心念是非常的坚强，心是非常的坚强。好，我们来开来关，瓦乐乐开，一加一，二加一。 在《这个嗯，金庸的小说里，不管是男主角还是女主角，嗯，不管他的功夫有多厉害，在电影里还是有哭有笑，他们还都有苦。 แต่ถ้าเราฝึกตรงนี้นะ เราฝึกที่กำลัง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นะ เราจะมีภูมิต้านทานพอเวลา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ความโลภ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ความโลภเข้ามา อ่า มันไม่กระทบมันไม่กระทบกระเทือนต่อจิ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ราจะเป็นปกติได้那么学习更无禅的人，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心理健康。贪嗔痴来的时候，觉知力非常强。 给一个无产人，嗯，如果认真修行，最后是没有苦的。เราจะอย่คิดดีกว่าไม่คิดเลยคล้ายๆไม่คิดดีกว่าคิดที่จริงมันมันดีคนละหน้าที่การงานเช่นเรา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ทำข้อสอก็ดีคิดเรื่องการงานวางแผนก็ดี มันต้องอาศัยความคิด ถ้าตอนนั้นไม่มีความคิดเราก็ทํงานไม่ได้ 到底有思维还是没有思维？就是说，嗯，如果你工作，你的工作一定要想事情，那你就一定要想。或者说，呃，大学生在学校里面考试，考试的时候你的思维，你怎么考？啊，所以你看你的责任，你需要思维的时候，你一定要思维。哎，搞这些话龙飞劲。 ันรักคิดมันถูกที่มันคิดโดยไม่ได้ตั้งใจนะเราต้องรู้เท่าทันเขาแล้วก็วางใจเฉยๆ อย่าไปพอใจไม่พอใจเขาแค่รู้ว่าเขา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ก็วางไป รู้ว่าเขา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ก็วางไป ให้วางใจแบบนี้那么我们在应该想的事情，啊啊，我们就去想这件事情，活在这个当下。但是在这个当下呢，你会发现你常常会有 跟当下无关的一些念头跑进来，那么这些念头跑进来的时候，你一定要及时的知道。如果你不能及时的知道，那你就马上，师父用的词是迷，你就马上跑到了迷的部分，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思维是要思维的，因为你工作、学习都要思维，但是重要是，在你当下的。 呃，在做的事情，突然跑进来的那些烦恼，啊，偷偷是用了什么？偷偷跑进来的那些烦恼，那些念头，啊，你要如何的去觉知它，如何的去放下它，这才是更根本，要教给大家学习的，嗯，就是还是要活在当下，你才能觉知圆满。 猫养大，猫捉老鼠。然后，我就有时候就后联想到那个猫和老鼠这个动画片，你知道吧？这个这个猫啊，老是想捉这个老鼠，但是那个晚上老被这个老鼠就抓得团团转，然后整得这个家里边也是乱七八糟。到最后是这个猫跟主人也打急了，还是这个猫还是这个老鼠就抓这个。 พูดถึงเรื่องเราพูดถึงแมวกับหนูเขาก็เรียนแล้วถึงออฟแอนเจลิกับโรนันได้ค่ะเชลี่ไม่เคยถูกจับสักทีจนถึงป่านนี้แล้วแมวนี่ก็ไม่เคยจับได้ทำให้บ้านวุ่นวายหมดเลยค่ะ所以我觉得是个梦。 抓这个标志，你就把你的这一手好，它这老鼠自然不敢到你这里来抢。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เพราะนั้นแมวก็ไม่ต้องไปจับหนูแล้วแมวแค่เอาสติมะแมวแค่เป็นแมวที่มีสติก็พอแล้วส่วนหนูจะรีบไปไหนก็ปล่อยไปดีคือเจอรี่เจอรี่ฝรั่งไม่มีคุณภาพมันเลยก็ขอไม่ได้นะคือเจอรี่ 他母猫的接力鼠啊，啊，他说这个接力鼠啊，是老外做出来的，老外的老鼠啊，质量不好。มันเหมือนคล้ายๆสติของกองสติของกองนี่มันตัดกิเลสทำลายกิเลสไม่ได้สติของกองคืออะไรสติของกองเช่นสติในการใช้ชีวิตประจำวันก็ดี หรือบางทีเร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การที่เราไปเพ่ง

有决心的，但是这个决心不是真正的决心。还有，我跟大家讲，我们在这七天中，很多人都是特别的专注，太过的紧绷、紧张。那么，你问他，呃，你能觉知到吗？我能觉知到。其实他这个觉知，他这个决心是太过专注、太过紧绷了，他自己并不清楚。 那么，太过专注、太过紧绷的这个觉心，就是那个汤姆猫。因为你太过专注的、太过紧绷的汤姆猫是抓不到老鼠的，最后把家里的。

ว่อเทียนเก่งกว่าท่านสงฆ์ก็บอกว่าไม่ต้องแบ่งแย่มีเทียบธรรมะไม่มีการ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เช่นนี้ใช่ไหมองค์ธรรมะไม่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นถามเด็กตกลงใครเก่งกว่า ธรรมะเขาไม่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นเนาะ法真正的法是不分别的。 又说了一那那然后那这没问题了，我说一小段，给他一个建议。不喜欢金庸的小说吗？然后我一这个金庸小说，天龙八部》是金庸的啊，我觉得这个《天龙八部》啊，很好学有人给我介绍，他说你要是能把这个《天龙八部》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ทานแล้วอิ่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เนี่ยมีค่าเท่ากันไม่มีอะไรดีกว่ากัน เพราะว่า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ก็คือทำให้เราอิ่มทำให้เราหมดทุกข์ถ้าทำแล้วหมดทุกข์ทานแล้วอิ่ม มีค่าเท่ากันไม่ต้องไป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นไหนมันดีกว่ากัน้้ีตอองงใชเเลลยนนผูม่วาัท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了，嗯，不管是面包，老外吃面包，还是中国人吃馒头，还是泰国人吃大米，不管是面包、馒头、大米，只要吃饱了都好。